优秀的人才谁也不会嫌多，就算因此产生竞争，那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神枪手职业不是每个战队都有的，但战队在选拔人才时，职业只是一种参考，一般不会当做决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要先看操作者的水平。况且，荣耀的战术体系也不是那么死板，通常也就是原有的职业体系，大家更加默契娴熟。 新职业替换的话，要有磨合罢了。完全不兼容某个职业，这种情况还是相当少见的。所以在军榜上一下子跳出这么两个亮眼的家伙，让叶修起了这样心思的时候，所有的俱乐部工会也没人在这方面输给叶修。好友申请雪花般的飞向了这两个玩家。 叶修本人比起这任何一家工会的会长，那都要大牌多了。但是在各自所代表的这份邀请上，他的分量却无疑是最轻的。再怎么说，星星只不过是一支新成立的、还在挑战赛中努力的战队，尤其是这赛季挑战赛里有家世巨头，星星的前途十分微薄。而其他工会呢？背后所站的战队。 至少都是稳稳当当站在职业联盟中的，他们能够给予这两人的东西和星星大不一样。哪怕是家世，这时候腰杆也比星星要硬气多了。他们的这种自信，显然更容易让人相信。不过叶修的添加好友申请总算还是顺利，只是发去的消息却是等了好一会儿才收到回复。活动中，叶修一愣。 圣诞活动，叶修回了一下，是，对方很快回道：“呃，他们的三次还没完啊！”头就凑一边围观的魏琛已经惊讶的叫出来了。三十双袜子的成绩，原来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成绩，只是他们两轮活动的成绩。那取他们之前这种成绩的平均值来算，三轮下来，他们可以拿到的袜子大概会是四十五双。 四十双以上，这是叶修觉得职业级别该有的水准。原本以为这两人是水平未够的玩家，但这样一看，水平竟然相当高端。难道真是某战队的职业选手不成？叶修没有急于去问，对方现在正忙着参加活动。叶修耐心的等着，至于什么时候结束，那很简单，盯着军榜就是了。 两人这回合结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双袜子都拿不到吧？等他二人小队的数据一更新，那当然就是他们这一轮的活动结束了。叶修也没有等多久，军榜上这两人小队的数据果然就是一双，四十六双。莫敢回首谁不低头，二人组的最终成绩显然也是十分高端。叶修和包子拿到的五十一双。 在因为在第一回合中很好运的拿到了一个大满贯，否则以他们二三回合的表现来看，都是十五十六双的成绩，三回合下来也就是四十五双双下。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看起来是输给叶修包子一筹，但所表现出的竞争力却已经不在叶修包子二人之下。职业的，看到二人结束了活动。 叶修立刻去了消息。如果真是职业的，那也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闹结果对方的回复却给了叶修一线希望。不过他也很清楚，这样突出的成绩，这个时候恐怕已经被很多俱乐部工会注意到了。在网游中网络人才，本就是俱乐部工会的一大职能。这个时候问都不问一声，那是明显的失职。 叶修估摸这两位这会儿怕是正在接受消息轰炸，回复起来难免言简意赅。这会儿很忙吧？叶修很了解的问着。嗯，对方的回应却依然平淡。叶修也不浪费时间，干脆摆开说亮话：“你们的水平很高端啊，估计现在各大战队都会想和你们接触一下。怎么样，你们有这方面的意向吗？” 在考虑，回答依旧简单。 <laughs> 有没有考虑多点挑战性呢？叶修说：“从挑战赛打起吗？”对方回道：“这一看就绝不是像莫凡这样自顾自玩的世外高人，人对荣耀圈是相当了解。君莫笑的星勋战队在打挑战赛，对方都清楚，也听出来了叶修话里的意思。怎么样？” 有兴趣吗？叶修回道：“没有。”对方直接一个钉子甩了回来。其实，先参加一下挑战赛作为预热，再进一步打正式的职业联赛，是一种很好的过渡。碰了钉子的叶修没气馁，继续摆事实讲道理：“有这个必要吗？”对方回道：“你们很自信啊。”叶修说：“当然。”对方回道。 叶修看了看左右都在关注的魏琛和陈果，露出了比较遗憾的表情。对话不多，内容也很简单，但叶修已经从中读到了不少情况。对方对荣耀很了解，意向虽然没有说，叶修却清楚地感受到了对方态度上的明确。他们对职业圈是有野心的，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也颇自信。 这样的人，那星星对其的吸引力就极其有限了。星星目前没有地位，也开不出高薪酬，他们所网罗到的人，除魏琛和武晨，都是和星星在一起成长的。大家在为了成为职业战队和职业选手，共同进行着磨练和准备。而眼下这两位，不管是出于自信还是自负。 至少他们的心态已经和一个职业选手没什么两样了，他们或许还有进步和成长的空间，但至少在这一刻，他们已经视自己为成熟。成熟的选手会选择的当然也是成熟的战队，星星这种还在准备期的自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这和众多职业选手不会选择加入星星是一个道理。 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可是眼下对于这两人，叶修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在挑战赛中先做准备和适应这种勉强可说的话，已经被人家轻松无视了。哎呦，这两个家伙有点狂啊！魏琛感慨着。有这样的想法的，绝不止魏琛一个人。 和二人对上话的各大俱乐部工会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两人的骄傲和自信。不过职责所在，他们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去做判断。一方面先初步接洽，摸一摸对方的情况；另一方面却都在把消息往俱乐部那边送。工会部门有发现人才的职责，但这人到底用不用，却不在他们的权限范围。这又不是加工会那么简单的事儿。 各俱乐部收到消息，随即也就有各种专人前来接洽。仅凭一次活动中的表现就断定二人的实力，然后乱开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式的接洽开始，俱乐部方面就要问到名字、年龄等等相关基本信息。此外，当然就是想要一些实战的录像。再不行，竞技场里打一打、切磋一下，当然也行。 总之，眼下要做的都是先摸清对方的真正水准，这才好做出安排。别看叶修上来就直率的问了有没有兴趣来点挑战性什么的，这要对方真答有了，叶修也会对他们索要相应的信息。只可惜星星方面完全没能走到这一步。叶修没去进行这更进一步的了解，结果却有人给他送来了。 楼冠宁，一展战队的老板兼战队队长，这是拿着从那二位那边要到的实战录像文件，邀请叶修一起来围观鉴定一下。行吧，叶修没拒绝。虽然他们自起来没戏了，但叶修对这两位说实话也真有点好奇，想看看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准。 录像文件就是荣耀自带的录像播放器格式，载入播放，画面中出现的是一场一对一的对决，场中的两个角色正是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两个角色都是神枪手，现在最流行的风衣礼帽的装备，这无疑又是周泽楷带起来的风气。 一枪穿云的灰色长风衣和黑色礼帽，简直成了神枪手的标志性的装备。玩家们都觉得，好像穿上这样的装备，自己的角色就能和周泽楷手下的一枪穿云一样潇洒奔放似的。后来，因为复制的人实在太多，玩家们才舍得在色彩上做出一些变化。战斗很快开始，两人对战十分激烈。 打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一旁的陈果很快就看得傻掉了。但叶修看不一会儿，却回头扫了魏琛一眼，魏琛立即撇了撇嘴：“假的吧？”“嗯。”叶修点了点头。两人配合的，什么？陈果一旁回过神来：“不是真的。”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却还是很仔细的看着。 不过，目的不是要骗人，是这样来全面展示一下他们的操作技巧。水平还行，魏琛说着，视频所展示出的操作技术水准算是相当高了。但是，既然是假打的展示，那肯定是有意练习出来的套路，否则哪那么巧把技巧展示的这么全面？魏琛最终给出的评价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有所收敛。 嗯。叶修点头表示认同。楼冠宁那边这时也来了消息，这是练好的架势吧？是啊，叶修回道。我说呢。楼冠宁一开始也像陈果一样被惊艳了一下，不过毕竟水平高些，很快还是看出名堂了。这还有，楼冠宁随即又传来东西。 这一次就不再是游戏里播放器的视频文件了，而是外接的。这一类那多半就有后期的一些制作了。果然，这视频是两人的实战的一些剪辑。这一次就不再是什么表演，而两人也不是什么对手，这是两人并肩作战在竞技场中的很多比赛中剪辑而出的，有二对二、二对三、二对四，乃到二对五。 网游玩家的水平实在不足以对这两人有什么威胁，所以这些录像中根本没有涉及到什么胜负，俱是一些二人的精彩表现。这两人的配合很厉害啊！刚一看完，陈果立即脱口而出。